课文二，在宿舍。外边天气很好，我们出去运动运动吧。你等等我好吗？王老师让我给大卫打个电话，回来再打吧。找大卫有什么事情吗？听说大卫病了，我想找时间去看看他。 等，找事情。